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四十七集。林青霄站在外面等洛寒，他风姿瞩目。自从他站在这里后，宜鸾阁的客流量。 突然暴增三倍，来来往往的人都在偷看他，就连店里的仙士也忍不住一眼又一眼偷觑林青霄。洛寒换衣服的时间有些久，林青霄没有露出不耐烦，依然安静的等着。众多女子看到林青霄并无女伴，一个个蠢蠢欲动。最后，一个颇有姿色的仙子壮着胆子凑上来问。 这位公子，小女花夕颜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林青霄不想搭理陌生人，何况还是一个脑子不太好的陌生人。这种风格的店，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人来的呢？林青霄语气淡淡的说：“不是，我在等人。”林青霄太冷淡了，花夕颜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勇气。 顿时被打散。他本来想退缩，可是看着林青霄那张脸，还是再次鼓足勇气问道：“那我可以和你交换传讯服吗？”花夕颜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惊叹声，连林青霄的目光也转移过去了。花夕颜心里不高兴，也回头看过去，他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哗众取宠抢他的风头。 花夕颜回过头，第一眼就看到一个被冰霜笼罩住的身影。那抹倩影纤细高挑，美而清贵，竟让人莫名不敢直视，仿佛多看一眼都是亵渎。随后，花夕颜才看清，原来只是一个女子在试衣服。那个女子穿着一套白色衣裙，全身大片都是白色。 唯有衣领、袖口、裙裾等处绣着蓝紫色的冰雪花纹。她走动时，衣摆、裙角会落下冷色系的霜雪，还不等飘到地上，雪花就消散了。至本节来还节去，伊鸾格的衣服本来是带着些华而不实的浮夸风的，但是这一套穿在她身上，美丽清新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 只是可惜，她脸上罩了面纱，只能看到一双摄人亲魄的眼睛，其余面容无缘窥见。花西颜有些遗憾，他刚才还抱有敌意，可是等看到出来的女子后，他心中再无一丝攀比之意。这样的美人便是花西颜一个女人都忍不住心生倾慕，更何况男人呢？ 花夕颜看到林清宵朝洛寒走去，轻轻呀了一声。呀，原来这就是林清霄要等的人，难怪。花夕颜不敢再自讨没趣趁没人注意，赶紧离开了。洛寒只换了身衣服，没想到走出来后，所有人都在看他，洛寒被吓了一跳，以为衣服有什么问题。正好这时林清霄走来。 洛寒赶紧低声问林青霄：“怎么啦这套不好看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林青霄看着他，目光是纯然的赞赏。“很好看。”林青霄这话发自真心，并不是糊弄他。林青霄既有强迫症，又有洁癖，不喜欢杂乱，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清一色的白。但他并不是只喜欢白色。 洛寒这一身衣服花纹和飘雪都点缀得浑然天成，其实还挺符合林青霄的审美的。真的？洛寒将信将疑。那你们为什么都看着我？林青霄接过木梨，重新扣在洛寒头上，仔细地将纱拢好。现在就没有了。林青霄本来就是清冷貌美型，洛寒虽然没有露出全容。 但是，一双眼睛好看的出奇，附上面纱后不减其色，更添神秘。他的衣服还轻轻落着霜雪，两人站在一起，当真是回风流雪，杀伤力惊人。在场所有人都被他们两人杀到了。怡鸾阁中许久没人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负责招待他们的仙士才反应过来，赞道：“姑娘好眼光。” 姑娘穿着真好看。先是这话说的真心实意，这款是他们店新推出的衣服，本来销量平平无奇，可是被洛寒穿出来后，先是这个卖衣服的人都被惊艳了。看店中其他女子的表现，先是敢保证，很快这就会是他们店的爆款，甚至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会席卷同种风格的衣服，说不定还会成为潮流。 洛寒得知自己并没有翻车，很是松了口气。他对身上这套衣服也十分满意，他都不舍得换，当场拍板要买。林青霄见他只带了一件出来，问：“其他几件呢？刚才你看着还挺喜欢的。”“嗯，哪有？”洛寒义正言辞地为自己证明：“太浮夸了，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，真的。唯独这一件看着清冷高雅。” 我就穿着试试。林清霄眉梢轻轻动了一下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配合的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很快，先是就把储物袋和令牌送出来了。东市出入的人非富即贵，为了安全，东市结账普遍都送储物袋。店家直接把东西打包在储物袋中，然后把印着自己家标志的储物袋递给主顾，这样一来。 外人并不知道主顾买了什么，店铺也能变相的宣传自己，既安全又快速。先是把储物袋递给洛寒，他看着洛寒身上的衣服，艳羡道：“姑娘只要这四件吗？我们店还有其他款式，姑娘要看看吗？”四件，洛寒刚刚不是说只拿了身上这一件吗？洛寒脸上的笑容逐渐僵硬。 林青霄惊讶，随即了然，体贴的没有问。虽然他看着还平平淡淡的，但是林青霄没忍住，极轻的笑了一下。洛寒的笑容逐渐僵硬，他以为只要他偷偷把衣服放在储物袋里，林青霄就不会知道。随后先是拿着他的卡结账，等事后洛寒把消费记录一删，这件事儿就从没发生过。 但是为什么先是问了出来呢？他刚刚才说自己只拿一件，结果一眨眼就翻车。洛寒感觉到林青霄看了他一眼，随后虽然没说话，但是洛寒总觉得他在忍笑。人间不值得，真的，这个世界已经不值得他留恋了。先是本意是招揽生意，没想到说出来后，气氛莫名尴尬起来。 先是意识到不对，他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话了，带着些慌张问：“小仙嘴拙，是不是冒犯了两位仙长？”无妨。林青霄抬手示意仙士不必惊慌。他是个很冷淡的人，但是冷归冷，对着逝者小兵等人却从不会呼呼喝喝，即便是对着一个陌生的、地位不如他的人。 他也会听对方说完后再接话。林清霄安抚了先世后，看到洛寒时，心中虽然觉得好笑，但是也没有再表现出来，而是一派清冷沉着。他站起身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现一般，说：“接下来还要去看法器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”洛寒点头，顺着这个台阶飞快地跑下来。 两人这次出来后，没有再拐入其他地方，径直去了玄机阁。玄机阁是一座高达三层的华丽楼阁，占地广阔，位置绝佳，客流从早到晚从不断绝，是天照城最出名的法器店。这种地方的跑堂最使眼力劲儿。林青霄和洛寒才刚刚走进，就立即有文质彬彬的侍者走过来，热情又不失冒犯地招待他们。 林二公子，好久不见，您来了。这位姑娘是第一次来玄机阁吧？小仙还不曾见过。初次见面，若小仙有不周到之处，请姑娘海涵。洛涵真实感受到什么叫宾至如归，什么叫如沐春风。他们在俊俏侍者的陪同下跨过门槛，才一进门，洛涵就看到了熟人。 林崇玉和云梦寒也在玄机阁挑看法器，看样子是林崇玉陪着云梦寒来挑选。玄机阁占地广阔，随着楼层增高，法器越来越高档，价钱也越来越贵。云梦寒修为有限，他能使用的法器是最基础的，全放在第一层。此时，云梦寒随着侍者的讲解，正一样样看法器。 云梦涵听到身后有动静，无意间回头，竟然看到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人。云梦涵愣住了。林崇玉见云梦涵的神态不对劲儿，也跟着回头，恰巧和林清霄的视线撞了个正着。两人的视线一触即分，随后各自若无其事的移开，仿佛对面只是个陌生人罢了。而云梦涵看着林清霄 有些失神。自从那次在前阳门惊鸿一瞥后，云梦涵再也没见过林清霄。云梦涵最开始还有些隐晦的期待，但是连着扑空好几天后，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：林清霄确实不是在等他，他实在是太过自作多情了。那天林清霄等待的人，想必是洛寒吧。 不知道后来他们约定的时间到底是提前了还是推后了，反正之后，云梦涵再也没有在那个时间点、那个位置看到过林青霄。其实门内每日都能听到二公子的消息，但是那些都和云梦涵无关了。他知道林青霄每日上午在飞云台练习法术，下午在藏书阁风雨无阻，朝夕不改。 准时的让中山众多弟子羞愧欲死，而林青霄身边总会有另一个带着木离的女子出现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